锵锵三人行，哎，这个今天可以又可以跟幼婷谈谈婚姻问题了。真的，你看我们有多久没见面，久到人家结婚又离婚了。 <laughs> 没多远，不离婚， <laughs> 咱们也不能见。真的， <laughs> 每次有人离婚，有有有人绯闻，有人什么，就打电话幼廷家辉出来吧，哎，我们又可以聊一下。真是真是，这个我就觉得啊，聊这个人离婚。 我们现在简直是聊不过来， <laughs> 这个新闻呐，纷至沓来。上个星期我们刚刚谈过普京和柳德米拉的这个离婚案，当然不是 <laughs> 不是二哈，列离婚。但是你看，马上又传来这个默多克和邓文迪的这个离婚。其实啊，这都是让我感觉到比较兴奋的。这个 <laughs> 你知道，有些事情需要移风易俗。我就老跟他们讲，好，就是你注意到没有啊？ 普京都受到攻击啊，因为俄罗斯是东正教的这个国家，他根本就说不太主张这个离婚的。好，按说他以身作则的压力是很大的，对吧？包括意大利总理这个贝鲁斯科尼，他可能也没有觉得自己有这个责任。但是你看，这些有头有脸的，这些按说呀最有顾忌离婚的人，最终都离婚。那么批判者，你固然可以说。 你们怎么这么没有毅力，对吧？ <laughs> 你们怎么这么没有没有道德不高？但是我觉得，你为什么不从反的一个角度去想啊？就说这些个最该以身作则的都混成这样了，嗯，这就说明婚姻制度在今天呢，是不是真的应该就再思考？你瞪什么眼？您 <laughs> 想说你要说成什么？我们的再思考呢？ 没有呃，这个他们这种名人离婚是有作用的。我想起戴安娜啊，王菲啊，对，他们当时一闹婚变，后来确定离婚的时候，之 <clears throat> 后两年，英国的媒体这样报道，说他在他们王家闹闹了离婚之后两年呢，英国的离婚率高了好多个百分点，然后结婚率低了，大家就明白啊。问题是悲剧在于说效用只有两年。 过了两年呢，一切恢复正常。那这个呢，我们不能只用简单一句说“人太笨了嘛”，爱情是盲目的，什么不能这样讲哈？因为这样解释太简单了嘛哈。那所以呢，婚姻啊，坦白讲，没有人是笨蛋。我们都知道里面种种的不幸，种种的麻烦。像我们男人，一旦离婚，又钱包没了一半，对不对？真的是对啊。那可是回到头，我们一定要思考，为什么每个人都知道婚姻那么麻烦的事情？ 大家还是爱玩，还是玩这个游戏。对啊。它的好处在哪里呢？我觉得要针对这个问题来想，才能解决婚姻问题。就又婷负责说。 <laughs> 你想不出来，我想说， <laughs> 你知道这个一句吗？男的想不出来。 <laughs> 又又婷因为你可以完完全全占有。哦。然后你可以很虚荣的说，他是我的。 对不对？这就是占有这件事情很重要。然后不行的时候分钱。然后不行的时候就能分钱。对女生来说，我觉得应该是说，他保障呃，现在所有的法律的婚姻制度的法律都是保障弱势，所以我不觉得那是女性，但是我觉得这是个弱势，就是。 在两个关系当中，比较不赚钱那个，到最后可能就会分得物质上的保障。对。但是婚姻最后这个东西，我觉得到最后你分多少钱，谁是分得多的就是赢吗？怎么样？你这个婚姻怎么一招都是把青春岁月放下去吧？那这个时间。 精神，你结不结婚都放下岁月， <laughs> 都搂走。而且而且，又点我提醒你， <laughs> 还提醒你，你没结婚同居也是放下， <laughs> 也把这放那儿了。单身也是放下来。而且婚姻婚姻的确，你刚说是女人的角度。 对男人来说，对部分男人来说，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偷呃婚姻啊，令 <laughs> 偷情令偷情变得 <laughs> 更快乐，更快乐更快乐。不然的话，你每天就跟不同的女人来交往来往，你不快乐的，你一定是觉得家里啊有一个家，然后你偷情是脱离了原来那么孤燥。 那么固定的爱情生活、性生活哈，你在外面偷情变得更快乐、更好。所以你要说让跟这个女生的上床变合法，就是就不是是想要让不合法更开心。对，小辉 <laughs> 今天是带着女儿来的，女儿这一段是捂住耳朵，没错，女儿去上厕所了， <laughs> 赶快说吧。再一段就不一样。 <laughs> 我跟你说，这个我确实最近聊离婚的事聊得多了呀，我就有一个问题了，嗯，就是。 我现在见着的啊，就是这种，就是好像女人主主张自己有权利，跟男人什么都一样。现在我听到这种声音非常多，可是我就觉得啊，不是说也有男人吃软饭的，咱们承认对吧？但是为什么大多数传到我耳朵里的这个离婚，怎么都是女人分男人的钱？所以这还是一个男权的社会，就是男生还是主导的，他还是在呃，就是他的还有一件事啊，我觉得。 分钱嘛，分的多的才会传到你耳朵里嘛。就是说，他一定是有权有势的人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还是以男生比较容易在事业上赚得这样的财富。所以他一旦分手的时候，通常都是女生拿。对呀，就是你知道，就是 <laughs>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啊，就像是就是呃，我过去说过，就是他很虚伪，你知道吗？嗯。比如说每个女人，咱们尊重女性，她都说哎我要下嫁谁谁谁，实际上谁下嫁了都攀高枝儿呢。你知道，那么这个里边的虚伪就是说。 事实上，从比例、从从觉、从数字上来说，你这女的 <laughs> 都分了男人的钱，大部分情况下。然后呢？为什么不可以？就是你现在跟我， <laughs> 你现在跟我吵说这不公平吗？但是我当初跟你签那个那个结婚证书的时候，我也没有骗你这个，我没有说我不拿呢。那骗 女人分不分钱，能不能分钱，分多少钱是法官判。对呀。那法官的法律有一个基本假设的，这要假设我们都知道，从资本主义起来，所谓的核心家庭是整个社社会生产一个最基本的单位哈。他假设是什么呢？一个已婚的男人能够帮助这个身份、这个名号，能够帮助你的事业往前走，让你稳定你的工作。 让你的生活成本降低了，因为后面有你太太安抚你的家庭，照顾家庭，安抚你的身体跟心理等等。还有光是这个名号，你出来啊，这一位是已婚的男人，在那个资本主义运作里面呢，你会被信任，觉得你不是以前还有很多歧视嘛，觉得你要没结婚，要么是花花公子不可信任，要么是个 gay 变态。 对不对？所以你是个已婚的男人，就算你偶尔偷情被知道哈，人家也没关系，觉得你懂得享受生活，你知道吗？对啊。那他所以这个步，你两个夫妻合报这个税的时候，你省多少税？我只是在结离婚时候拿回来一些而已， <laughs> 有差吗？好，那 <laughs> 因为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，这个谁呀？ 呃，贝鲁斯科尼的前妻就每天拿走他八万英镑。反正他赚可能八十万，那个八万他零头他。然后这个什么，他们都在谣传吧？这个说邓文迪说因为上一次老梅呃离婚是给了十七亿美元，说这个文迪小姐至少都在十亿美元以上。身价是吗？对对对。 想当年，她嫁给默多克之前，跟我有过一面之缘。 <laughs> 打那之后再也没有联系。 <laughs> 最近我准备恢复，能不能恢复一下。以我联络一下老默，你联络一下邓文迪，大家各自发展，看谁。 <laughs> 这是我，我跟你说，这是他。我当时跟他有一面之缘的时候，我会相面，我看他这个面相。我当时还跟他说：“我说你这个人啊，比较急躁，容易脾气比较急。”但是后来，咱咱咱都不知道了啊。媒体上报道。 说他是教育孩子是什么虎妈，嗯，就虎妈就整天让他女儿少不少少吃饭少吃饭，说你看人章子怡对吧？ <laughs> 你将来这个这这这这这这怎么混呢？长胖了啊，他是这种虎妈式的教育方法。她对自己也很严格啊。也有人说，你看她十几年前跟那个默多克刚结婚的时候的样子打扮，跟你现在十几年后，她在这个纽约社交场合上已经可以就是。 自己有一片的这个办这个 party 啊都无所谓的时候，他已经把自己提升了。我觉得他再也不是我们当初想象十三岁那个女孩子家里都没有冰箱，然后从中国。他说他家里很穷，到十三岁没有看过冰箱。我以为你在是，他十三岁就开始着了美。 <laughs> 不是我说，就是他的这个，他曾经穷困到这种地步，他是从中国乡下出来的，可以说是到了这个美国才开启他的眼界。但他要跟得上老莫他的那个整个社交的。 社交圈，还有他的这个社交身份。如果他喝个红酒，他也不懂，他不不上进，那他也没有今天这个位置，也不能做十四年，是吧？所以我觉得他只是把婚姻当事业在经营。Why not？ <laughs> 这为什么不好？所以，又婷现在每天在微博上传递这个喝红酒的经验，也 <laughs> 讲究。没有，你看让你也没看过我微博。还没掉到金龟婿，但是把这生活的做派都 <laughs> 对对对研究了一遍。我们可以看看他们当时的这照片啊。 呃，这个刚才又婷这个说到，当年结婚的这个时候，你看，嗯，他们就当年结结结婚不久，我就听见有人说说这个邓文邓文迪像补药一样，说老梅鹤发童颜，年轻了十岁，但这叫鹤发童颜吗？是显得年轻， <laughs> 因为你跟她婚后几年对比来看，她现在算年轻的。你看下一张， <laughs> 邓文迪，你看这是就是结婚之后，访问当中透露说她那个她老公有在吃那个威尔刚。 他说：“虽然他不需要，被，他有吃那个蓝色小药哦， <laughs> 吃来吃来干嘛？不需要，好玩的。 <laughs> ”他说：“他虽然不吃也可以，但是他还是有吃， <laughs> 他有不小心讲出来。”对对对，然后再再看啊，蓝色维尔刚的产物吗？他们是人工受孕的。哦，哎呦，你怎么这么清楚啊？当然要研究一下。哎呦，这是挺身护肤的，嗯，那那那一幕啊，你看这当时是老梅这个点背的时候。 这个再看下一章，是当时有个人袭击梅朵，他当年打过排球， <laughs> 就是哎， <laughs> 当时要扣球。对，所以我就说啊，这些个看热闹的人呐，真的是就说是稀里糊涂、虚虚虚头巴脑。 <laughs> 有的时候你看两个明星啊，呃，就跟太太，比如说给太太披一件衣服啊，哇，这媒媒媒媒体报道就全是他们恩爱恩爱。 当年就来了这么一巴掌，就开这个媒体就传颂啊，说邓文迪跟老梅感情如何如何好啊。嗯，当年他们结婚之后，邓文迪接受采访，因为大家有疑问，就说是年龄相差这么大，对对吧？邓文迪我记得当时说的这个名言就是说，这个唯一的解释是爱情。 <laughs> 真的？对呀，对。我也相信他们有过，我还是相信。我我甚至我相信现在还是可能有，因为做夫妻跟做情人是两回事嘛。 往往我们因为太在意那个呃呃那个身份，我是老公你是老婆，往往反而让我们没办法做好朋友，没办法做情人哈。所以我觉得我听过一个离婚的男人，男性朋友跟我这样讲，说是啊，因为我太爱他，他也太爱我，所以我们选择了离婚。离婚之后多好啊！离婚之后每一年去两趟旅行，去烛光晚餐什么，之前不会的。 结婚的结婚状态的时候，每天晚上就在家里报告一下，今天小孩怎么样？我们今天每个月的账单怎么怎么样？完全所有浪漫都杀掉了。所以我觉得赶快离婚，赶快大家你你爱对方，我就要跟你跟对方离婚。我觉得这才是。好怕在女儿女儿上厕所。哈哈哈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你说这个默多克。 也是这个离婚的老手，对吧？他们说这个说是谋篇布局啊，很长时间了，而且呢是有点突然发难的性质，就就好像有有一些迹象表明，这个邓文迪好像事先不一定知道，他就老梅就说，但是现在说是双方啊。 都是庞大的律师团队准备这家伙展开轰轰烈烈的分财产、 <laughs> 分天分地，真忙。邓文迪，我们一看，这坦白讲也不是白纸一张嘛哈。我们看八卦说他一路过来，好像曾经跟他的养父哈有过什么浪漫等等哈。所以你说她完全不知道、没有估算那个老公会提出离婚，我是不相信的。 对不对？而且什么有没有预谋？怎么样突然发现发发生也不相干嘛。反正他们早就立立了那个合合约嘛，婚前协议对婚前协议嘛。反而是说这个邓文迪啊，怎么样来来继续进？我觉得还是可以从爱情那个角度来看，那年年龄差距那么大的。 婚姻，他们的困难在哪里？他们的爱情在哪里？我觉得最好奇是是这样。对我好奇的是，就说老梅啊，这真是这个人老心不老啊，还是一个八十多岁的人。对呀，他还离婚干嘛？就是可其实是邓文迪捞好处哎，邓文迪才四十四岁，家财万贯，这么多的这个好朋友。 他生活更逍遥了，我没你八十二岁，那个公司要拆分拆，还要面对官司，怎么办呢？这 <laughs> 我都替他担心。而且再者就是说，呃，比如说这种说婚姻关系无可挽救，这个呢，我也就充满疑惑，不太懂。因为呢，你比如就好像普京跟柳德米拉，他为什么是什么原因是非要离婚不可？因为实际上，据我所知，现在中国的很多有头有脸的夫妻就像这样，他们已经不住在一起了。 嗯，你甚至都不生活在一个城市，各过各的，各他他这种要公开高调的要离婚，你觉得？名号身份，我们人存在社会里面，别人定义你，不仅定义你是窦文涛，不仅是马家辉。 我会也定义我马家辉是个已婚男人，或者说我是谁谁谁的老公，谁谁谁的老爸。那假如你觉得那一段关系让你感觉很不好的时候，就像朋友嘛，也有绝交嘛。你可以说朋友干嘛要绝交？我干嘛要打电话去把邓文涛骂完一堆之后说我们绝交？没有必要啊。对，不是我跟朋友就是如果不好就敬而远之啊，也就不用说，难道还专门宣布一下？哎，咱们以后绝交了？我觉得好像也不必对啊，那。 但是夫妻上面会有很多东西是一起的嘛？你的税金要一起报吧。然后呢，更何况这么大的公司，总是有这个股权的分配的问题。他以后会不会有新公司？如果我还是你老婆，那这我相信他们还有更多的财务上啦，或者是法律上的问题，必须要用这个身份来。那更重要，我觉得这当然是虚物哈。可是到了那么有钱的人，他可以处理的，甚至不一起住哈。因为坦白讲，婚姻关系你只要不一起住的话，好极了。 像伍迪艾伦，伍迪艾伦，伍迪艾伦啊，伍迪艾伦也是跟他的养女，对养女，他从小以前啊，从他年轻到后来，因为他很年轻就赚很多钱，编剧哈，都是这样子，不管有结婚没结婚，分开 apartment 不同的房间啊，不同的房子啊，你住一个房子，我住一个房子。 大家隔着一条街，他觉得这样更能维持关系哈。嗯。所以我意思是说，当你说，哎，假如我是他朋友，我不喜欢，我跟疏远哈。可是别人说，哎，窦文涛，你是马家辉的朋友吗？你可以否认嘛。那个时候不是，我不是他朋友。我对他还有一个社会上啊，我们反目了。可是当假如说别人说，哎，我是谁谁谁的老公，你是谁谁老婆，你没离婚，你就不能否认，而且感觉很不好。就像我们弄脏了一件衣服啊。 有时候就干脆丢掉，干脆烧掉哈，把东西烧掉了，把照片撕掉了，那就很绝坚决的感觉。我觉得洋人，而且是有钱的洋人，洋人特别这样，而且有钱的洋人有本钱这样做，他有资格这样做，没错。换得就是财富的部分损失，可以换得心里的痛快，是吗？就是说。 以及提到他跟我没关系那种爽，好过于我付八亿的痛，还是真的， <laughs> 是不是？老外他真是有点这个，就是说不像咱们这么委婉，是吧？他们真就是，而且爱爱结婚。你外面你说这梅德克就是一一结二结三结，是吧？你要叫中国的这种富豪，可能宁愿去找一个叫婚外情人呢，或者是就怎么着，或者有几头家就算了。但是你看老外，他不来这个。 他就要不，所以你知道，曾经嗯，在美国有人列举过一个数字，他说呀，说东方人，你就是说的，的过去说讽刺就说什么三妻四妾哈，但是他说呀，这个有个本质的规律是不会改变的，就是拥有拥有资源的啊，这个这个好的这个这个条条条条件好的男人，他会占有比较多的雌性的女人。他说这个东方和西方的区别啊，只是一个空间和时间的区别。 就是东方人是空间，就说我同时大奶二奶三奶，然同时拥有。但是他西方他列举了很多例子，明白吗？哎，他说你看，好比说周杰伦，或者说好比这个，他一生结过多少次婚？他实际上等于在时间上啊，占据了七八个女人，而且是二十到三十这个年龄段。 所以这也是就是这个你明白吗？空间和时间的区别？这是假象，所有的几乎所有的例子啊，这些这些名人，我们都以为他一段结束才一段，后来发现都骗人的。其实我们看回所有的传记，都是你根本没有离婚以前已经不干不净。所以洋人其实比中国人更贪心，你知道吗？ <laughs> 根本根本时间空间全部要了。 所以有人这样说哈，世界上有两种制度，是我们都知道非常虚伪，可是我们又喜欢去玩的，因为目前为止还找不到其他更好的方法、更好的制度。一个就是婚姻，一个是民主，民主，民主，这俩制度都不怎么样。相 <laughs> 亲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我感觉到就是现在好多女的都挺着急，就是还没结婚的。 哎，你说啊，一个女的她到了一定岁数是吧？是不是她宁愿结了婚再离婚？对她来说这条路也好过，她一直没能结婚。哎，我朋友是这样跟我说，哎，他跟我讲说，你别再挑了，你就是赶快先结。我说那这样不合就离啦，那就宁愿离 <laughs> 也不要你现在一直空着。我说这是什么概念呢、啊？在是说不结婚的人表示有残疾吗？ <laughs> 就是如果你一直没有婚姻经验。 到四五十岁，跟你这个四五十岁离过十次婚，还不如后者是吗？那这样就感觉不一直不结婚的人才是有残疾的人， <laughs> 反而不是你一直离婚的人心理有问题是吗？可是你一直离婚是有点夸张了。可是假如不是说呃离是五次七次啊，就这样结婚啊，我觉得这种逻辑你为什么会会抗拒？就反正好歹找到一个不太讨厌的男人。 比方说马家辉啊， <laughs> 你就先结了再。就对我来说，婚姻不是就是凑活，或者是说对眼，我们就去结。如果是这样，那就交呃谈恋爱可能你还可以这样嘛，就是哎看对眼我们就在一起，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一个礼拜无所谓。可是婚姻对我来说，它还是被赋予一个比较神圣高的位置。所以当你愿意跟他，不管你是现在不是说嘛，那个结婚的誓词改成说我爱你，直到你不爱我的那一天。所以。 有这样的人吗？对，他说美国现在有人这种比较新鲜的誓词是说“我爱你，直到你不”，就是在这个不是互相要讲那个誓词吗？嗯，我爱你，直到你不爱我的那一天。所以就是我们的对你的承诺是这样子的，当下我是有的，所以我起码要找到。 当下我愿意做，对可能是一辈子承诺的找找个找个，你觉得那时候你爱他的人是啊是啊，我就是连这个都没有找到。那因为 <laughs> 因为我是以为说你找到，可是因为你每一个条件都计算没有算好那膨胀，所以你就不不结婚。不是现在就是精神上这方面还没有到达。精神上？对对对，你说物质上现在我我自己养自己 OK 啊，所以。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》。 路。